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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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烧连环船，二零一二年拉布战拉开议会抗争历史新一页。二零一二年五月，为咗阻止立法会选举条例修订案（俗称替补机制草案）嘅审议，郁敏及其所属嘅进步民主派人民力量开始喺立法会发动拉布战，以议会少数反对力量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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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就政府有關嘅撥款建議提出一千項修訂動議，由於處理需時，使到有關撥款冇辦法喺七月十三日，即係本屆立法會財委會會期結束之前通過。七月十七日，立法會大會舉行會期結束前嘅最後一日會議，喺午夜十二時嘅限期前，仍然未能處理政府架構重組決議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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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主席，呃，请容许我用这个放大镜，因为我跟你一样，眼睛有问题，刚刚做手术，可以吗？可以用放大镜来看吗？你随便。议事规则咧，并冇规定议员啊发言啊唔可以用放大镜，因为真系睇唔到。 好大件事！刚刚因为这个王国兴同志对温家宝总理这个讲话的这个速度，还有。 节奏啊，有很大的意见。我现在要求主席让我在这个议事堂上有这个机会去捍卫。 我们温家宝总理讲话很慢、很慢、很慢的权利，所以我接下来的发言，我要这个向温总理学习，希望。 能够学他这种讲话很慢。主席，我规设。那刘国议员咩问题？啊，黄玉明成日讲主席，主席有毛主席，因为在大陆里面一讲主席就是毛主席，他在这里讲。 梁國雄議員，你個咩問題？他應該叫你曾主席，我就明白了。梁國雄議員，你個並不是虧錢問題。請你坐低。梁國啊！我我我的虧程問題就係說，我請你請王於民、王於民那那個議員講主席的話講清楚是哪個主席，是毛主席，還是主席，還是曾主席？我聽不懂。梁國雄議員，請你坐低。 我英文演讲，你继续。为了表示对这个王国兴同志对总理的不敬，我今天打算。 所有的发言都要学总理讲话的语气、态度，还有速度。第二十九项。 在中文文本中，三去记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于。 二零一二年，呃，开始之时起，而代以由呃第五届立法会。 的任期在二零一二年开始，时同时主席第。 三十项，在中文文本中删去至第五届。 立法会的任期，于二零一二年开始之时起，呃，代以。 从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，在二零一二年开始辞职起。 呃，第三十一项，在中文文本中删去至第五届立法会。 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开始之时起，而代以从第五届。 立法会的任期在二零一二年开始之时，第三十二项。 在中文文本中，删去至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。 于二零一二年开始支持。再来是第三十二项，在中文。 文本中删去至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开始之时起。 而待以从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，在二零一二年开始时，同时。 第三十三项，在中文文本中删去至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。 于二零一二年开始之时起实施，而代以由第五届。 会的任期在二零一二年开始时，同时第三十三项。 在中文文本中，删去至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。 开始之时起实施，而代以由第五届立法会。 任期在二零一二年开始之时起实行第三十四项，在中文。 文本中，删去，至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于二零一二年。 开始之时起实施。主席，主席，有事报告。梁国议员咩问题？黄定光议员瞓咗，我唔知佢有冇生命危险。哦哦醒翻哦得，唔好意思。报告完翻，请你唔好打断其他议员发言。喂，咁我点知佢？梁国员，你坐低。救人要救火啊！啲。 三十四项在中文文本中，删去至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。 于二零一二年开始，之时起实施，而代以由第五届立法会的。 任期在二零一二年开始，知识起施行第三十五项。 在中文。